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就要洗耳聆听了。又有王领导发表重重要讲话，重要讲话。 <laughs> 王领导最近对对我们这个聊天有一个总结哈， <laughs> 就是觉得这个重要讲话是中国一种文化，是他是一定级别的领导吧，讲话是重要讲话。嗯，可是这个像这锵锵三人行呢，它的特点就是。 不重要讲话， <laughs> 哎，不重要讲话呢，他有时候就就随便一点吧，就轻轻松一点儿，嗯，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没错，嗯，睡睡觉之前或者坐在马桶上都可以看， <laughs> 都可以听，是吧？基本上把我们当厕所一级别的， <laughs> 哎，半夜十一点半啊，就是，所以你说轻松一点，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轻松的这个文化作品呢，它会引起沉重的话题。 所以我就说今天呢，咱们仨凑一块儿也合适了哈，可以谈谈呢。很久以来我们所这个避讳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小三儿的问题。这个小三儿啊，小三儿您知道什么意思吧？我不知道啊。 嗯，不不不准确，为什么叫小三？过去不叫小二吗？怎么变成小三了？哪 <laughs> 有叫小二？原配的老婆叫大二，这才是二第二个嘛？先把人说二了，你看看，没错。小三儿一般至少是年纪小，年纪小，排位呢，他是属于第三者，所以就是第三者的意思。我怎么记得咱们三个人以前有一次聊天，说到呃，说要应该把一些坏词废掉。 就谈剩女的时候，还说应该把“小三儿”这种词都废掉。是妇女的一种称呼。对对啊，对，我说的，我说就是，它带有对妇女的侮辱性。对。小二、小二奶啊，小三儿、鸡，包括鸡。对。呃，鸡，因为人家不管你对他的这个谋生谋生谋生方式有什么呃不赞成的意见，人家是人呢，人家不是鸡啊。 是不是？我就说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讲话多重要？人本主义啊， <laughs> 人，人道主义啊， <laughs> 是吧？所以，但是你知道这个道德啊，我觉得真是谁说中国社会缺德了？我觉得中国社会每个人都这个道德深重在他心里。甚至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北京遇上西雅图》，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张老师看了，我看了，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故事啊是听说了，这个电影的反应很有意思。刚开始啊，都听见说好，说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小小小小电影啊，哎，然后呢这几天争议出来了，批评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给你们讲讲有几个微博，呃，一定就会引起你们的兴趣。就比如说，有的人说了，说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啊。 因为爱情的力量，两个吃软饭的人团结起来走到了一起， <laughs> 两个吃软饭的坚强起来。然后你看啊，有个作家，还是个女女作家，叫六六的是吧？她就说：“我觉得啊，这个一个年轻女孩独自怀孕，本身就是对她这个三观，他们就是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不正确的惩罚啊。尤其是孩子出生起就不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有相当一部分女人。” 是为自己非主流的爱情付出沉重代价的。然后呢，有些人说了，这个电影啊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女主角是小三儿。他说呢，让我每次一想到看这个电影想笑或者想哭的时候，想感动的时候，突然又想起女主角是一小三儿，心里对就拧巴。你看，这个对于我来说，小三儿做任何事儿都是错。对。 有些事情我就是这么偏执，你只要是个小三儿，你就没有对的时候啊。然后呢， <clears throat> 有些人说的还挺乐，说北京遇上西雅图，不就是女主角不甘心给一个人当三儿，挺着肚子又想给男主人当三儿，男主角当三儿，结果男主离婚了，反倒给女主当了把三儿，三儿跟三儿在一块儿还喜当爹了，请问感动在哪儿？ 等等，你看这些 <laughs> 调侃当中啊，哎，我觉得这调侃背后有个人的道德观在里面。对，当然，你刚才说那个第一个什么作家六六，他就是写蜗居的那个嘛，那里边也有个小三儿啊，他可能看不惯这个，就是说那里边那小三儿下场很惨嘛，对吧？那个、那个、那个呃，他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呀？那个金主那个男的最后车祸而死，然后反正就是说都没好结果。可是这里边这小三儿怎么皆大欢喜了呢？ 他看不惯，他觉得应该小三儿就应该下下场就像那样，啊！可是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是这个听了这么多争议，围绕这小三儿，肯定这北京遇上西雅图的这个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在那儿偷着乐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的这电影，感觉这小三儿在这里边就是像就是一个道具，就是要一个一个电影要有戏，必须得有戏剧冲突，他就为了这个呃设成一个小三儿。 他才会有下边这些冲突，你知道这个小三儿又是一个这个汤唯演的吧？这个女女主角，呃，到这个月子中心一下飞机就开始，到美国到美国就开始就是一个拜金女的恶劣形象。你就我就说句粗话，你就让人看了都正常人看都想抽她，你知道？就她简直那个作风也，汤唯演的也太过火了。 就汤唯，幸亏是汤唯，因为汤唯太可爱了，所以你怎么着你都愿意看。实际上那个表演前半场，我认为是太夸张、太过火，就要把这个小三儿加拜金女的恶劣，让你用最最极端夸张的办法来表现一一场，然后再铺垫她后来那个像纯情小资、独立自尊女性的转变，就铺铺展那个呢。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就这个叫什么吴秀波演的，一张苦脸从头到我这说的有点就是说他这个一个老实巴交一个窝囊废似的这么一个好男人，从头到尾接盘侠，叫什么叫接盘侠呀？就是说跟那个人当小三生的这孩子，最后这男的接了盘了， <laughs> 那个不要了，这男的接接俩这俩人好了嘛？这俩人好了，而且这个这个吴秀波这个这个就是吃软饭的呢，他也带着一个。 女儿，结果呢？就是说，这两个受气的 <laughs> 这小三儿，男小三儿，女小三儿，最后走到一起来了，各带着一个孩子走到一起来了。但是这个戏，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你要仔细追究，充满了漏洞和不成立的。一个比如大着肚子的一个女的，整天就在跟人打架、甩盘子，然后到处在街上疯走，你觉得就可能吗？生任何生过孩子的女性，你都觉得这这这这这太不可能了。 可是，可能最开始追捧的有一批，我看什么豆瓣网上这些人，可能都本身也是一些，比如白领小资，他就很希望，就是在这么一个，其实他们都很在意这些物质，最后能找到一个。 叫 Mr. Right，你知道这个这个电影的英文标题就叫 Finding Mr. Right，就找到那个对的人，就找到这个对的人，就是吴秀波演的这个，又对女人好，然后呢又正直，然后从头到尾就在给他说，门当户对，对，一个加油 <laughs> 啊，都是对，就一句台词加油，老给这女的加油，然后呢门当户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落到实处这些小资，你说真的这要是一个破落户也不行，人还是一个一流的医生。 只不过就是说临时落魄了一下，最后又又找回那个医生执照来了，也过着一个很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不就都都齐了吗？嗯嗯，对吧？网上发表道德义愤的这个呀，我一听啊，我第一下挺感动，觉得我们中国大家还是维护正当的婚姻啊，是绝对不允许什么第三者呀。 破坏插插足，嗯，哎，中国的婚姻啊是是全世界最结实的合金钢，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可 <laughs> 这个呢，你跟行跟实际的状况有点不完全对得上茬， <laughs> 所以就是在这一类的问题上表达道德义愤呢，第一它是有中华文化的根据的，嗯，可是另一方面呢。 我我也主张小心一点因为他很容易啊，又弄到那个从一而终的那个呃，尤其是在这一类上表示道德一份，专门教训女人。嗯，这最没劲了，这个你说。没错是不是？没错所以我早就，你像小三儿这种说法，我们很少说男人。刚才你们说俩都是小三儿，嗯，可是实际生活里头，我们是管女人叫小三儿。 男人很说叫很说男的就叫三爷，男的是三爷，三爷是爷词儿了吗？那有 <laughs> 男的是爷，男的还是爷， <laughs> 是女的是小三儿。哎，我就觉得这里头他就很容易暴露那种就是对欺负妇女，对了，瞧不起妇女，而且认为家庭乱什么就由于女人造成的，他看不到男人应该负。 或者更更大的责任，而且很多时候啊，是女人更加瞧不起妇女。对，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她有时候女人还有这样，她通过表达这个义愤呢，来表达她自己是走的是最正的那个正中间那条路。娘家自己是娘家。觉得这两这个贵阳呃，就是刚出的这个新闻呢，烧死一小三儿。 对，就是这个这原 <laughs> 原配， <laughs> 就是这个她老公啊，跟这个年轻女子在酒店开完房，然后她是尾随而至，然后呢，这个退房，老公在前台酒店退房，这小三儿呢，这女的呢就先坐到车里，然后这大婆过来就往头上撒汽油啊，烧死了。还还有一个呢，但是为什么有人对这个片子反应那么好呢？我们也分析一下。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而且说是票房价值非常的，呃，非常的高。是啊，我也听他们懂。 比泰囧都高，不会吧？有，比泰囧高，就是对它的成本，已经两两亿了，已经啊。两亿泰囧，泰囧十几个亿了。是，啊，现在没有啊，就是同同时间。哦哦，同同时间，他一上来十天就一个多亿了，是多少？他就看这势头，好像我我在网上起码看到的是是这样。那您看了，您觉得为什么？不是，我觉得什么呀？ <laughs> 这我一说一二三四，有点像您说那教授了， <laughs> 那麻烦麻烦。一个就是他呀，他他中心的意思吧，还是说就是不能够把这个爱情建立在呃金钱的基础上。嗯，你还是得找一个自个儿喜欢的，能够能够能够赤诚相见，能够用用一种比较比较比较文明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人。嗯，这个呢，这个思想呢。 实际上是普世价值，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平均数。美国在美国，我看过一个电影，就叫《金钱与爱情》啊，这最俗的、最俗的名字了。呃，Money and Love，这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是那那那个那个男主角特有名。 您说的不是那个 Pretty Woman 吧？就是叫《风月俏佳人》。风月，我认为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些抄，不是抄了，就是哎，脱自于那个。 <laughs> 虽然他就是安排的情节什么的没有那么好。 <laughs> 对对对，理查基尔和 <laughs> j u l i a Roberts，只不过是把小三换成了一个那个风月女郎。不是，可是这个呢，就是反映了这美国人的观念，他和咱们中国的，比如说。 有些网民的观念不太一样，美国人呢就是说，你呀不管原来是什么，是吧？你找到了一个好的机会，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呃向上的、向善的可能，大家都给你鼓掌。对，何况你还有一个先天的条件，是吧？你 pretty，你漂亮，你漂亮，一个女人 pretty 那要捂嘴。 哎，不一了以后 <laughs> 就何止无罪， <laughs> 那简直是那这个潜力股， <laughs> 这也是一个一个，其实一个经典，就是现代的灰姑娘的故事，那个就是说，一个妓女，好像出身应该是最下贱的，她有一个黄金般的心，哎，而且但是你看咱这咱儿咱这儿不行，咱这儿要评论起来啊，他就是另一路了，他就会说，哎，你这个是给一些个拜金女啊，对让他们看到当小三儿。 最后，哪怕生了孩子、未婚先孕，你都能够有好的结果，最后有好的结局，你给他们什么示范效应啊？ <laughs> 因为我我前前些日子我还看一个电影啊，那个音乐剧，呃悲呃悲惨世界啊，呃我就想这个这个如果要咱们这个说你啊当过小三儿，他就不能再碰到合适的男人了， <laughs> 这不不应该这么说吧？那不就跟说那冉阿让。 说你偷过东西，你再任做任何好事都不算了。但是我我觉得是好笑的，是咱们这儿把什么事情，把一个电影吧，一一看就看进去了，特别当真，你知道？其实你要真看这电影我是真觉得太难把它当真了。首先这小三儿吧，他就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小三儿，他不是没有别的技能，他还要设计，他有一个，他是一个美食杂志的一个编辑。 所以他最后才能转成他能自己靠这个能办一网站美食网站，他就能够转向自尊了嘛，对吧？然后实际上呢，这个这个这个小三儿呢，也呃很有自尊心的，他就是说他不是我不是为了这个男的，我就要为了证明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证明我呃除了钱之外，我还就是说。 care 更多的东西，它里面加了好多这种听上去就是很很不典型的一个小三儿，就而且吧，这么能作的一个女的啊，你要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她最后怎么能接受这么一个一段木头似的，一个好男人？你就会觉得她跟这医生也长不了，他会很快他就会觉得太无聊了。这种中中产阶级的生活，它其实里边各种漏洞，可是呢，咱们这儿还真的就观众能把这当真，就当成一个标准的小三儿。 咱们能够弘扬小三儿吗？咱们咱们尽量啊，不用“小三儿”这个词儿。对，情人。你说的这对，咱们就是你说这个这个道理也有也很对，咱们就有点过于认真了，是不是？好像是是他有过这种历历史的这个这个这个污点，是吧？有过。 属于历史反革命是吧？你历史反革命嘛， <laughs> 你也你也是抬不起头来，起码还得在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以后才能承认。嗯，这个非常的复杂呀，因为我认识我认识我有一位朋友，年龄比我大，哎，我当然不能说他的名字，他很有地位，也很有见解，为人也极其正直。女性啊，我说，嗯嗯，哎，她一辈子没有结婚。 他就是一直和一个有妇之夫，而且也是一个高级领导人，呃，不是最高级，呃，较高级的高级领导人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他这一辈子就献给这个高级领导人了。嗯，我我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么他和那个。 她那个男友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没问过人家，我也不能问。我但是如果对，但是你要说他是小三儿的话， <laughs> 我觉得这个，我我我都想跟他拼命，我跟你我要跟他挑战，对他侮辱，是吧？因为这个，我我我说这话，我我有勇气，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搞过绯闻，是吧？我也没弄个什么，我不是为了给那个做辩护，是吧？但是我觉得。 每这在私生活上，个人有千差万别的情况，是不是？哎，当然我赞成那个，说是，就是我记得，呃，建英说过什么一见钟情，是白头偕老，执子之手，执子之，与子偕老。这当然，我我我我很羡慕，呃，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呃，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是不是一律都进行道德的这个歼灭呀？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我觉得真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laughs> 您有点做重要讲， <laughs> 有点你怎么是重要讲话的口气？洗 <laughs> 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为什么说刚才这王领导刚才就这个婚外恋问题发表这个重要讲话？这是我呀，这个这个积蓄已久我想说的话。对，但是呢。 我生活作风没他好，不是，所以说起来底气。这这不不不不你他这种立身清白的共产党员，说出这个话来，是，我觉得太别。就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真的多少年来啊，我们讲什么小小三儿啊，二奶啊，这都是很讨厌，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很残酷的一种评判。婚外恋，好不好？ 婚外恋这个现象里面有一万种情况，没错，各种各样的情况不一而足，甚至于他这个敏敏感的，有些说你说有没有金钱？有金钱，但是问题爱情本身就很复杂，是有的，甚至是几成的钱，几成的现实，几成的感情，就是每一个两个人都不同。所以你有时候生活里你见到一些朋友，你就发现啊，很很容易，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往往会有一万个理解，一千个同情，是没错。但是你在网上，你可以骂这小三儿，你就没有好人。你发现没有？你不认识他，对他，那小三变成了一个标签，在骂那个标签。对那个标签代表的里边的各种人性已经被标准化了，你知道，他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破坏他人家庭的这么一种类型。你知道，不是一个真实个人。您，您说起您认识一个高级领导，我是想起我们家族里的一个长辈。 他已经过世很久了，你知道过世很久之后啊，我们这两年才听说，当年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你今天西方人讲起来很不人道的现象，就叫夫妻两地分居，嗯，对吧？这是中国特色，就是两两西方人不能理解，两口子结了婚，为什么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几乎一辈子就没有生活在一起，一年一个探亲假，对，这个他是因为从农村到了大城市。 这几农村那个规矩啊，这个老婆就不到城里来。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要有了钱，先得把父母接到城里，老婆都得在村里待着。对。可是是在他去世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这几十年来，他在这个城市里啊，一直跟一位女士保持着一种关系，而这位女士呢，是军人的妻子。 是是，他也是两地分居。不过这个情况也是，呃，法律更不允许。更不允许，破破破坏军婚这可以按，对犯罪来处。理。可是呢，他因为这种原因，这个军婚的这一对儿啊，也是一辈子跟自己的丈夫没有生活在一起。对，以至于就所以说，我们家这位长辈他身患绝症到到医院病房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他农村里的原配妻子和这位女士。 一起在病床边为他送终，就照顾他。对，哎，你说这种故事，他很多心酸的处。这个私生活和私德呀，这各种情况太太多。嗯，比如说胡适吧，大家认为他很有私德，对，就是因为他和他的那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没有什么教育程度的呃妻子吧，一直是过了一辈子。嗯。 但是也传出来说是胡适曾经和对哪位女性，嗯，曾经有情有义或者有……不止一位，有中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美国的。嗯。那你说你把这些人也都画成什么小三儿、小四、小五，这这这就这就没有意思，是吧？那你这个其他别人那就更更不说。那徐志摩的话，你怎么给他画呀？徐志摩到今天那就流氓嘛， <laughs> 是吧？ 没到这份上我我 <laughs> 我就说，这个就是这个要很很慎重，很慎重。呃，你这个东西呢，法律在管。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另外这个。